顺着北斗七星往下，是大角星，木夫座的一等亮星。再顺着看，那颗白色的星光，是角宿一。哇，它好亮啊！是的，角宿一是侍女座最亮的恒星，无论什么时候观测，它都是纯白色的，就像侍女一样。 一丝瑕疵也没有。您喂，疗养院里那个人的情况有变，刚刚办了出院手续，被那个开 K T V 的女人接走了。我知道了，该回去了。可是明明说今晚上车吧。 江文学城、怀上原著、猫耳 FM、声音请求联合出品，现代都市悬疑广播剧《破云》第二集。嗯，谢谢你百忙之中抽空来见面，但我觉得……我懂。 虽然我很尊敬警察这个职业，但还是我明白，严警官，你真的是个好人，不管外貌还是条件都特别出色，你以后一定能。啊，我知道。那，别担心，介绍人那边我去说。 <laughs> 服务生，买单。啊，买过了。您家住哪个方向？我。 我自己回去就好，你先忙，先忙。慢走啊！喂，阿翔。喂，老大，你的第一百零七次相亲结束没啊？魏局让你立刻回来。昨晚冰柜藏尸的尸检结果有了重大发现。哎哎，你别抢我电话呀！我操，老大，你听我讲，可牛逼了！我们从死者体内验出了特别罕见的东西。 市局的五一长假，连续第七年又泡汤喽！哎，就问你服不服？ <laughs> 二狗，说人话。我叫狗力。想当年我报考法医时，我挂了，回头见。哎哎哎，别别挂啊！哎，我告诉你吧，东浪荡碱，东什么？东浪荡碱，一种生物碱，常用于晕车药。 但是呢，死者体内的含量是晕车药的一千六百倍，并和甲基苯丙胺结合，足以引起强烈的幻觉、癫痫和神经紊乱。也就是说，这小子溜冰把自己溜死了。不是冰，是一种全新的毒品。注意啊，全新型，跟已知所有的毒品分子式都不相同。而直接的死因呢，则是死者在致幻剂的作用下。 产生了极大的幻觉和体内温度失调，主动走进冰柜，关上门，把自己活活冻死了。怎么样，老爷，有没有豁然开朗之感？当代柯南。嘿嘿，哎，不敢不敢。行吧，哈狗，通知大家回来开会，把隔壁禁毒支队的秦川也叫来。十五分钟后，市局见。狗你爸，我叫狗力。 尸检报告大家已经拿到了，初步怀疑死者在强烈的致幻中把自己关进了冰柜里，而关键在于我们尽力还原致幻剂分子式后发现，死者服下的毒品从未在市面上出现过。不是什么？如果是新型毒品流入，那问题就很严重了。飞姐，不太对。什么不对？ 魏军，您看，监控和目击者都能证明，昨晚九点左右，死者是背着黑色双肩包的。这个包至今没有找到。死亡时间九点半。那么在这期间，包是怎么不见了的？他购买毒品去了。包里，包里装了现金。不一定是现金。假设这期间死者和毒贩完成了交易，吞下毒品，很快产生幻觉，全身发热。 于是他开始脱衣服，那么首先挣脱掉的，就是背包。难道说是被顺手牵羊了？秦川，瘾君子会在什么情况下吸毒？大概分两类，一种是毒瘾发作时，独自在家吸；另一种是毒友们聚众享受。但是据勘查，这两种迹象，现场都没发现。 还有第三种情况，什么情况？试货。告诉一无所知的死者，这是市面上没有的新鲜货，可以先试试。就在车，在车里试货。大狗，这种致幻剂从服用到发作需要多久？十五分钟以内。马翔，到，到交警大队调取监控。九点后进入现场区域停留半小时以上的，全部追查车牌。 是。秦川，带禁毒的兄弟们进一步摸排新毒来源。我复看一遍案发现场。好。小严，有什么方向了吗？找到那个包，离真相就不远了。啊，别担心。 我只是出去走走，一会儿就回去。嗯。哦，绿灯了，先不说。看不看车呀？没长眼睛啊！哥，江哥，不要命了！江哥，你那边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江哥。 绝对不能放他的手，绝不能！你怎么了？醒醒，醒醒，哎，醒醒！看着我，看着我说话。 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严严警官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我过来复勘现场，怎么回事？站在马路中间一动不动，差点让车撞上，得亏我跑得快，把你捞回来。刚才看到车祸有点懵。 可能是以前车祸留下的阴影吧。那你还敢一个人出来？总要学会独自走路吧，不然不成废人了吗？ <laughs> 刚才多亏了严警官，真是不好意思，给您添麻烦了。 <laughs> 顺手的事儿，正好我要去复勘现场，顺路送你回去吧。上车。嗯，也好。 你有那么个痴心又有钱的女朋友，怕什么变成废人呢？我们也是早年一块从县城出来打工，在广州混了几年，后来我赚了一些钱就回老家了。他来建宁开 KTV，生意越来越好，三年前叫我过来帮忙，来的路上出了车祸。怎么说的？下雨超速，差点就没命了。 说是女朋友，看我这个样子也不好连累人家，是不是？哎呦，这个是有点儿。那你俩以后怎么办呢？就拖着？ <laughs> 过段时间就分了吧。我留在这儿也帮不上什么忙，干脆回县城过日子算了。哎，前面到了。 走，电话讲到一半就没动静了，打也打不通。我正准备出去找你呢。我，你没事吧？快快快，赶紧坐下。晚饭吃了没有啊？吃了什么？哎呀，我这就让厨房。我没事，你别忙了。刚才路上遇到别人车祸，我一时没回过神来。还好严警官正好路过，把我送回来了。哎呀，太谢谢你了，严警官。呃。 你也没吃晚饭吧？来来来，咱们一起出去吃，我做东。不用了，我就来看看现场，待会儿还要赶回市局。你让人带我去后厨就行。呃，啊，那我带你去吧。江哥，你先上楼吃饭啊，早给你做好了。严警官，这边走。 你跟你男朋友感情挺好，怎么认识的啊？哦，早年一块从县城出来打工，在工州混了几年，他就回老家去了。后来我上建宁开了这家店，就想让他来帮忙，没想到半路上出了车祸。哎，说起来，都是我不好。哎。 我去后街看看，你忙吧，不用陪我看了。呃，好，那您慢走，谢谢啊，严警官。哎，麦香，你们回队了没？帮我查个人。好嘞，查谁？ 陆成江，昨晚坐轮椅上那个，越详细越好。好，等着。有了，陆成江，籍贯信息跟昨晚笔录一致。大专，在工州待过几年，跟那个杨妹一块在夜总会里看场子。确定是同一个人？确定，户籍网上写着呢。 后来怎么样了？后来杨妹掺和进了聚众赌博打架的案子，陆成江就回老家了。老家的事儿得回原籍查。哎，三年前，在来建宁的路上遇到了车祸。啊。然后杨妹也很快就从官司脱身了，在建宁盘了 KTV，又跟哦，跟原房东打了场产业合同官司。 很快又赢了，我靠！这女的是不是有靠山呢？每次都能化险为夷。等等，你接着查杨梅的官司案卷，让技术侦查科别走，现场有重大发现。我半小时后到警局。行。你，严警官，我给你打包了一份鳗鱼饭。 别太晚吃，会凉。知道了，谢谢。你真的要帮他查这个案子吗？案子不破，警方的注意力不会撤。你想被警察盯好几个月吗？那……那你想怎么查？ 拉链，他刚才捡到的是拉链。这附近有二手店吗？二手店，芬迪牌的拉链，哇，奢侈啊！ 嗯，开他们官网。哦，好。嗯，黑油皮黄油边的拉锁，基本只用在他们新出的男款双肩背上。看到没有？就是这款。鉴于新款销售不久，销量有限，而且奢侈品店都会记录顾客信息的，我已经让人去专卖店调取监控了。 不愧是建宁首席富二代啊，这也行。哼，先查呗，杨梅的案卷呢？哦，这儿呢。他那个官司，是原店主签字后又毁约，但是合同有漏洞，手续不完善。本来那个女的是很难赢的，但是竟然又赢了。哎，嗯，简直犹如神助，啊！哇！ 好吃。哦，你再偷我的饭吃试试！我们广大人民群众天天加班方便面，你身为领导，竟然开资本主义小灶！哼，老子凭美色换来的小灶，有本事你也骗一个去！什么？那 KTV 老板娘看上你了？我我我就说她昨天看你眼神都不对。 一个劲儿的在你强健的胸肌和肱二头肌上徘徊哎，严哥，咱兄弟以后能不能唱免费 K，可就看你的了。切，快滚，别逼逼我的肱二头肌！你想被人说咱俩是一对 gay 吗？嗯，给我吃鳗鱼饭，我可以当十分钟的 gay。喂，严哥，高半清，什么事儿？专卖店里那个包是死者四月中旬买的，一万八，付现。 高清图像和销售记录都调出来了，利索。死者留下的身份信息出来没有？有有有。等等啊，呃，死者名字叫楚辞，慈悲的慈。审讯室里那个就是楚辞，可可他是活的呀。要不你先进去把他弄死。哼， <laughs> 惹不起，惹不起。哎。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暂时还不知道。这个楚辞二十一岁，贵州人，北京公民大学化学系研究生。经他导师牛俊才的介绍，现在在建宁亚盛化工做实习。信息都核实了？正在核实，其他还在审。耳机给你。不好意思，还没来得及问，我到底犯了什么事？我最近一直守在实验室里做实验，你们可以调监控来证明。马强。 问他知不知道那个包？四月十六日下午两点，你去金融中心商场买了个包，是干什么的？我不知道什么包。撒谎了。啊？麦香，给他看死者买包的监控照片。我们调取到的监控显示，这个人虽然是背对镜头，但他买的包登记的是你的名字和信息。你还想怎么解释？ 他是我的室友，叫冯玉光。怎么，他犯什么事了？这俩室友关系够呛啊！这你也知道。刚才他还照片，是用指甲尖粘着推回去的，潜台词就是：这家伙老子连边都不愿意沾。你们给我有多远拿多远。而且作为室友，第一反应不是他出什么事了，而是他犯什么事了。 难道这个冯宇光在他眼里是个经常犯事的主？冯宇光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你们的关系怎么样？我们在同一位导师门下，关系比较一般。他是北京人，家境非常好，但专业上不是那么的有天资。我给大家翻译一下：他是学渣，我是学霸。我要对他进行惨无人道的终极笔试。耶！ 虽然是室友，但我跟他不熟。我平时大多在实验室和图书馆，尤其最近争取保博，论文任务繁重，基本就睡在实验室了。但你们一起来建宁做实习？我是因为要拿几个关键数据做保博论文，他应该是来打酱油的吧？啊？平时学习时间基本都少于八个小时，跟没学一样。 学霸，除了学习以外，他有什么爱好，或者是特别的生活习惯吗？嗯，他朋友很多，经常晚归，平时爱打游戏，爱跟女生视频，所有课程都是低空飞过，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及格的。你室友平时服药吗？ 不知道，从没见过，完全没有。问他最后一次见死者什么时候？你最后一次见到冯宇光是什么时候？前天中午，我回宿舍拿书，他问我为什么不回宿舍睡觉，我说反应进行到了关键阶段，实验室不能离人。后来呢？我拿了书就走了。 我跟他关系真的很一般，不论他干了什么，我都不想知道，也没兴趣参与。如果没其他事的话，我什么时候能走？我的实验很重要，真的不能轻易离开人。严父，打电话核实过了，死者冯玉光和室友楚辞的身份都能确认，但是有情况，很大情况，你看。 打电话让他们实验室把监控录像传过来。是。老秦，你在这盯着，我过去会会他。好。严哥。嗯。楚辞是吧？是。 从年初到四月，你连续打了四次报告，想申请换宿舍，为什么呢？呃，四月十号你最后一次提出申请，辅导员说实在不行你可以睡在实验室。四月十五号你们俩来到建宁，十六号下午，冯宇光去商场以你的名字买了一个一万八的背包。如果是我用其他人的名字来买东西，那只有一种可能，就是我想把这件东西送给他，又怕他不喜欢。 这样回头还可以自己拿去店里换。可你为什么没有收他的包？矛盾真这么大？他太吵了。嗯？我的室友一周有五天晚上视频到两点，追剧打游戏到五点，整夜整夜开着灯，还有两天在外聚会到三四点才回。 我是个特困生，每年不拿最高奖学金就等于犯罪的那种。平常还行，到考试期真的忍不下去，而且白天做实验精神也很难集中。你知道有些化学实验是很有危险性的，好几次我差点就出了事故。靠，这小子，作案动机很完备啊。那既然你们矛盾已经这么大了，为什么他不搬出去？相反还买礼物作为…… 不好意思，我只能想到“挽留”这个词。这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，也许是他的毕业论文写不下去了。喂，哎，好好，你说，警官，能冒昧问一句吗？冯宇光是出什么事了？ 我这几天真的都在做实验，你们可以去调监控看一下。燕哥，实习公司那边说实验室监控前不久坏了，昨天刚修好。也就是说，楚辞，五月二号你最后一次回宿舍见到冯玉光的那天，是没有监控记录的。 而就在你见过冯宇光几个小时后，他背着那个被你拒绝的双肩包，死在了富阳区 KTV 的后门口。你说什么？你不觉得陆成江身上有种不协调感？没有啊，哪里不协调？ 我看他就是弱了点他起疑心了。啊，那怎么办？凉拌。 雷鸣声响彻云霄之上，波涛起成。 MVP 双肩背（括号拉链括号）。晋江文学城怀上原著，猫耳 FM 独播现代都市悬疑广播剧《破云第一季第一二三四，反正一共十五集。